他是怎么说服你杀死贺良？的你怎么知道？你以为只要隐瞒贺良死亡的真相，把偷窃这几个月的劳作完，出去后就没事了，对吗？仲夏出马七月未央。这句话的意思是。 七月中旬傍晚时分，绚丽灿烂的落日于某地八点零九分落下，宣告少年时代结束， <laughs> 刑罚时刻开始。随之而来的漫漫长夜，是整个行刑过程。你以为杀死何良刑罚就结束了？不，远远没有。你怎么不想想？ 为什么从最开始被挑中的偏偏就是你？晋江文学城，淮上原著，猫耳 FM，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二季第五集。告诉我，我带你摆脱这个噩梦。 不然，你一辈子都不可能从那些人手里逃脱。不，不，偏偏是我，我不是第一个，我，我前面还有，但我前面的两个人，他们都都死了，去杀了吧。 他为自己活命而背叛了你，这个懦夫必须受到刑罚。去，杀了他！我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我们走，我求你了，求你，我真的做不到！做不到。看见那两具白骨了吗？那就是做不到的下场。你将跟他一起承受惩罚，明白了吗？ 为什么偏偏是我？我们犯了什么错要被惩罚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你们没有做错什么。听着，待会儿我把那个警察叫进来的时候，关于贺良到底如何被杀的那部分，你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我不敢，我我真的不敢。你敢的。贺良确实被你所杀，但他死无对证。 在抓不到绑匪的情况下，没人能证明你确实被胁迫了。难道你想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坐一辈子的牢吗？不，我不要坐牢，你想不想回去上学？让警方为你申请立功表彰，在所有的亲戚、朋友、老师、学校面前，恢复你的名誉。 那你就知道该怎么做，警官，你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他真正想行刑的对象不是何良，也不是沈小琪，背叛他的人是我。他说什么？江婷她背叛了谁？ 袁熙，啊，进来吧。李雨欣愿意交代了，行。哎，你的手怎么样了？我看看，还好，没关系，不用担心我。你们真的能算我立功表现，送我回去念书吗？是的。 我保证。我我我没有见到那个人长什么样，我只听到他的声音。去年七月份的时候，我跟我跟贺良正在交往，因为期末成绩考的不是很好，我爸整天在家骂人，我我一气之下就跑出去，打电话让贺良出来陪我。 我们俩沿着马路一直往前走，一直走到天黑，就快出县城了。这个时候，有辆车开过来要载我们回家。什么车？司机长什么样？是一辆银色现代。当时天黑，看不清楚司机的脸，就是一个大概三四十岁的男的。 我们上车之后不久，就像被迷过去似的，不知怎么的就睡着了。等我们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在荒郊野外了，周围什么都没有，全是山和荒野。我们特别害怕，但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就只能一直走啊走。之后的两天，我们都是在树林间度过的，我们没得吃，没得喝。 贺良还摔伤了，我们都在发烧，没人绑架你们？我根本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被人绑架了，直到后来我在听人说，贺良的爸妈接到了勒索电话。当时我们真的不知道啊，只是在山里不停的走啊走，头两天根本都没有见到其他人。那第三天呢？ 第三天，我我们遇见了那些穿黑衣服、蒙面的人。多少人？是男是女？你是怎么遇到他们的？我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。第三天，我们爬到山坡顶的空地上，就晕过去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这些人就围在空地边。 何良被绑起来，跪在地上，一直在哀求，一直在哀求。我想跑，但是被他们抓住了。我拼命的喊救命，我求求他们放过我们。但是有个人拿着电话举在我的耳边，那个声音在电话里说：“说贺良是个背叛了我的懦夫，叫我必须杀了他。”我哭求他别这样，但他说：“如果我不敢动手。” 就得跟贺良一样受刑罚，就像，就像，就像，就像什么？地上有一个坑，坑坑里，坑里有两具尸体，一男一女，手拉着手。他说，他他说如果我不杀贺良，我我我就会像坑里那个女孩子一样。 那就是说，去年七月二并不是连环绑架第一次案发，在贺良之前，至少还有一对受害人。于是，你杀了贺良。没没没有，我我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我已经晕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。 这帮人放你走了？不不不不不，没有没有。他们开了好几辆越野车，把贺良搬到其中一辆车上，载着我，趁夜摸黑下了山。下山之后，我被他们喷了点东西在脸上，突然就睡着了。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过去整整一天了。因为又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我我我看见越野车。 就停在山坡顶上，他们把河流，他们把河流把皮眼睛一通不通的河流搬下车，地上地上挖了一个大坑，他们他们就把河流放在里面，放在里面，然后然后他们往坑里填土，我明白了。 行刑者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个有完善机动力的组织。组织领袖的目标是互相爱慕的少年男女，绑架之后丢到荒山野岭，再打勒索电话，气送学医及通知行刑时间，同时让两名人质艰难求生。然后在行刑时刻来临时，强迫女生杀死男生。如果女生不敢下手，就同时杀死两个，手拉手埋葬在一起。 这献祭感和仪式感，给人的感觉简直就像邪教。只是不知所谓的背叛和懦夫是什么意思。哎，啊！我怎么感觉这个组织跟冯宇光那案子背后的贩毒集团有点相似呢？该不会是同一伙人吧？其实我在想另一件事。嗯？李雨欣。 你说绑匪胁迫你对贺良行刑时，边上坑里是一男一女两具尸体，而贺良死后被埋在另一座山坡上，距离行刑地也有整整一天车程。严贤，嗯，虽然我想不通他为何要另地埋葬，但是有没有可能，绑匪是要用贺良的尸体来恐吓下一队人质的？天纵山。 马翔，绑匪不是个人，而是团伙。立刻通知市局，派人调取，调取去年七月十六号到十七号天纵山所有的山道监控。目标是越野车队，查到后立刻通知我。是。等等，你先别挂。 <laughs> 李雨欣，啊，你还记得贺良的行刑地和埋葬点，分别有什么地貌特征吗？能能。埋葬贺良的山坡上，有有一大片一大片火红的树。 他们逼着我站在工地上，眼睁睁看着土坑被填平。那个人在电话里跟我说：“本以为你是个在泥土里打滚的家禽，谁知道你竟然有看到这片凤凰树的命。”那是我这辈子这辈子第一次亲眼看到凤凰树林。好，喂，阿香，你叫上小张。 来医院门口接我们和李雨欣。我们好像知道，为什么绑匪这次用的是白尾海雕血了。好，马上来。哎，严哥，接了你们以后去哪儿？田纵山。你通知省厅和旅局，航拍勘测整个田纵山。绑匪准备杀害申小琪的地点，是一片凤凰树林。 咱们这一趟，也算收获不小了。不仅挖出了去年712的案子，甚至发现了贺良案发现场，还有两具尸体等着咱们去挖。申小琪和步威还没救出来，绑匪还没被抓住。以前的案子挖出再多都是空谈。只剩最后五个半小时了，活人第一。哎，我说严哥，万一真到了最后，咱们就是没赶得及。你觉得步威会接受胁迫杀死申小琪吗？这事儿可…… 真正想行刑的对象不是贺良，也不是申小琪，背叛他的人是我可不好说。主要我们不知道幕后主使说的贺良是个懦夫，还背叛了李雨欣，到底是指什么？你说呢，陆顾问？哎，陆顾问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不为。 再说也缺少他的个人信息来做性格测写。你觉得绑匪口中的背叛，是行刑仪式中的某种象征性暗示，还是具体指代某件事情？具体指代。我更想知道，为什么大家都在同一辆车上，讨论案情却要用发短信的方式？具体指代什么？李雨欣提到第三天她晕过去了。 醒来时，发现贺良被绑住，跪在面前。电话里的绑匪命令他杀了他。如果供词确凿，那么有可能是贺良在李雨晴昏迷期间做了什么，触怒了一直在幕后进行观察的绑匪。也有可能这件事从头到尾与贺良无关，贺良只是幕后主使脑中某个形象的替代品。所谓背叛，其实是主使人自己经历过的某件往事。你觉得呢？ 你离开病房时，在我身上装了窃听器，这人也太敏感了。果然，任何试探都可能会被全盘识破。林哥，后面那辆货车好像在跟着我们。嗯，什么？小张，你开慢点，看他超不超车。嗯，前面要过桥了，如果他超车的话，我就让一下。 加速，他没变道，还想撞上来！小心！啊！啊！

醒醒！不流危血了！江婷，你给我醒过来！醒醒！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严哥，咱们上岸。 这孙子有枪，他们有枪，人先中枪！下水，小张，下水！不行，必须尽快脱险。 熬不过去了。 别说话，没事的。可是，可是你怎么哭了？别哭，你别哭啊，雨欣，雨欣，你中弹了，就这样中弹了。快过来一点，要死了吗？可是人质还没救出来，我还有很多很多话。 没跟江婷说呢，我还没见我爹妈最后一面呢，这是不是也太快了？叶心，别怕，没事的，别睡过去，你看那边，救援已经来了，听到了吗？别睡过去，啊！昨天。 车上，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。你听我说，叶鑫，你上次不是问我有没有兄弟吗？我有，我有的，我曾经有很多的兄。弟。 都在三年前离我而去了。我，但是你不一样，叶许。哪怕有一天我死了，我都会在天上看着你，我会一直看着你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听到了吗？ 林淑雪，让一让！联系家属，准备亲自动手术。病人家属在吗？家属，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是病人家属吗？啊，不，我是，我是他朋友。伤者是我们公安局刑侦副支队长，这事儿已经通知当地派出所了，请立刻实施手术。 陆顾问，小张也在隔壁抢救，严重吗？不知道。那伙人拿的应该是自制黑枪，小张手臂中弹，出血不多，但难说有没有伤到筋骨。我刚在救护车上的时候，已经通知了省厅、市局和当地公安机关，正派人封锁现场以及追查歹徒。 建宁市也正紧急调派季真、黄主任他们过来。啊，李雨欣呢？我带着他跟小张游了几百米，上岸后才发现是前胸中弹，人是在救护车上不行的。他们的目标就是李雨欣。 有谁能同步探查案情？有谁能知道我们从看守所里把李雨欣提了出来？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刑侦支队头上动土？在没抓住那帮人之前，谁都无法洗脱嫌疑。你，我，严邪，小张，还有市局所有了解案情进展的内部人员。 甚至连死了的李雨欣，都或多或少的有嫌疑。而这些疑点，在五零二冯玉光案中，在胡卫生吸毒而死的那天夜里，就开始若隐若现了。只是这次，更加嚣张和明显。您的意思是，公安系统里出了内鬼？ 当然，我的嫌疑是最大的。但你是严哥救上来的人。警车往河里沉的时候，我拉着严哥，小张拉着李雨欣，抢着最后一点氧气耗尽前，拼命往上争。当时生死，真的就只在零点几秒间。是严哥强行挣脱了出去，硬是赶在汽车彻底陷进淤泥前。 把你从后座上救了出来。如果当时你的安全带把严哥也缠住，你俩现在都已经完了。警官同志，是你们公安局的电话，哪位来接一下？马上来。那么，你到底是严哥的朋友，还是通敌的内线呢？陆顾问。 你们严哥认为我是他什么人，我就是什么人。好，李雨欣已经把能交代的都交代了，现在才灭口有什么用呢？除非还有人害怕他说出什么东西来。 现在是下午六点多，距离行刑时间只剩下不到两个小时。以积雪为意向的李雨欣，最终杀了何良。那么以樱雪为意向的步薇会怎么做呢？或者说，这件事的幕后主使，希望看到他怎么做呢？ 搜救现场怎么样了？报告旅局，搜救暂时没有发现，正在向外扩散区域。卫星地图和航拍结果出来了，山上有记载的凤凰树有四处，观测到的疑似地点共有八处，警犬正在分头行动。吕局，当地医院的救护车过不来，问我们有没有替换方案？安排人手去接应救护车，分散十二支探组在治安联防和当地派出所。 前往任何一次有生长凤凰树的地点。季真把附近路段的实时监控同步到指挥车里。剩下的人有什么话，一个一个来。余队，你来了。嗯。严谢出事了。哎，那天我实在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提病退的事。果然有人坐不住了。你知道就好。既然来了，就一起参加指挥工作吧。 离绑匪通告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。技术过来，给你们余队接个台子。现场探组有新发现吗？ 是我的错，要不是我受伤，我们根本就不会迷路。要不是我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一定会活着出去。我会保护你的，但是但是应该由我来保护你啊。 我们如果能活着出去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我这辈子都会保护你的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我这辈子都会保护你的，是吗？我。那，你可一定要记得。 请问谁在？幺盒。暗点酮。抢救室出现心律失常的紧急药，为什么会心律失常？手术进行到哪一步了？叶希到底怎么样了？陆顾问，陆顾问，啊！您的脸色太难看了，您这是啊？没事。 隔壁小张手术结束了，医生说还算成功。待会儿我要回翻车现场去接应黄主任他们。啊，呃，陆顾问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守着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你等会儿，我帮你要了点热水，你先捂着。 这是你和严哥的手机，啊，你看看能不能用。要不赶紧联系一下家里人或你女朋友。陆顾问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这是没法子的事情。小张手臂里挤出来的弹头，我看了一下，应该是没有多少射程的土制子弹，想必严哥也不会太凶险。您就别太担心了。啊。 我知道，那我先回河堤现场去了。咱们保持联络。好。 病房时，你在我身上装了窃听器。 <laughs> 对，有什么事坦诚说吗？就这么不相信我会帮你？相信，我真的相信。 所以，请你不要辜负我的等待和期盼，请你像我坚信的那样，睁开双眼，活着回来。八点零七分四十秒了，秦川，只剩不到一分钟了，明白。 如果你冒死救出来的人，竟然跟一个毒枭藕断丝连；如果一片真心错付了狗的人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藕断丝连。原来你以为用一个缉毒警察的名字给毒品命名，竟然不算极端的羞辱，而是某种旧情未了的证明。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，乘风破浪。 交织灰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。